锵锵三人行，台底下比台上还热闹啊！ <laughs> 这个咱们都聊聊咱们的这个外游体会啊。本来咱们这个锵锵他们有个微博，跟跟这个观众啊预告，说我不是去趟英国嘛，对对，回来给大家讲讲这个见闻，啊，见闻。 但是因为我回来之后呢，这个国家的事也比较多呀，忧虑啊，忧心啊，靠，咱涛哥不容易。啊。您虽然不是内涛哥，但你也不简单。是啊，这不是一回来好多国家的事，咱们应该是优先的话题。没错，这是国家之后才到了小人嘛，对吗？是是是是。所以到今天这找出几张照片，谈谈咱们这个大英帝国。哎，我跟你说他。 这回去了英国之后，又发现他第三祖国了。嗯，他原来第二祖国不是法国吗？不，他原来第二祖国法国嘛，国母。啊，对对。这回去的看到人家虽然人家有女王嘛，是不 <laughs> 是？ <laughs> 这下没没没没没没法国母了。这我跟你说，我去这个英国啊，我的这个感觉啊，倒不是说这个女王啊这个事儿让我觉得挺有意思。嗯。而且呢。 我一到这个国家呢，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啊！我说，哎，打扑克牌呀！我说，什么？就是 <laughs> 这个都是那个扑克牌上的那个像，那个老 K 啊，老 K 啊，包括那个建筑啊，包括那个皮蛋，就那个十二啊，那个皇后啊，原来包括那个大鬼和小鬼穿那个衣服啊，全是有缘有本，都是打牌的。 <laughs> 我一看他打牌， <laughs> 很有意思。就是咱们看几张照片啊，你看。 大英博物馆，对，我是怀着深深的遗憾离开的。为什么？看不完呢，看不完呢。他睡了三天了。我说这个国家呀，这个家底儿啊，太厚了。都是殖民回来的。再看下面， <laughs> 咱们这儿古希腊，古希腊的这个帕特农神庙。对，你想，你再看下边，这是有争议的一个。他把整个庙都给端来了。对，你说这个希腊一直跟他闹这事儿，是啊，你能不震撼吗？这大英博物馆，你再看下边。 这是撼动我的。我在苏格兰爱丁堡看到的一个九百年的苏格兰的这个教堂，嗯，残缺了，这个我就震撼了。那个门德尔松就说，在这儿找着灵感，做了这个苏格兰交响曲。他说，我仿佛看到苏格兰王站在祭坛面前。这你说这多棒，这个东西中国没有。我跟你说，那别讲， <laughs> 不是说的快啊。 长城那也废墟，你看我多喜欢废墟！一到废墟啊，我就觉得比比好的房子都好。你再看下边，哎，你看，你尤其注意最底下呀，它是这样的这个拱门呐，圆圆圆，这是更古的啊。你看这个青苔，你注意到没有？这个柱子，我发现英国教堂的柱子啊，都是这样的，一轱辘一轱辘，然后它合成一个大的这个体系。是，你看都青苔呀，长个青苔。你再看下面，你看这么美。 这么美的这个这个教堂的这个废墟啊，哎，没有了吧？好， <laughs> 待会儿再看。哎，我我我再再再导导演还可以接着接着接着给大家看看。你看，这也是苏格兰的，嗯，你说像不像打牌？我一看这个，不扑克牌上那城堡 <laughs> 那个都铎式的那种啊，这城楼。你再看下边就是那，你看打牌吧，嗯，到处都是尖儿，你看都是 <laughs> 都是尖儿都是尖儿是吧？你再看下边这个。 是英国女王，哎，是伊丽莎白还是玛丽？当然你注意到没有，它这个肖像馆里边，它这个都是几何形状，跟扑克牌上面那个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的国家肖像馆里头有这个历代帝王的这个这个像啊。嗯，所以啊，我的一个感觉是，我去了也问他们英国人呢，我就慢慢晓得一件事情，就是为什么英国人说话算数，基本上吧，比如说。 一个社会讲合约是一定的，守合约，说话算数，信任是吧？这个呃，我们是怎么失落的？他们是怎么能够保持的？我觉得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呢，我不得不进行这种深层次的思考。嗯，我就觉得原因很多，其中有。涛哥外访一遍不容易， <laughs> 还得想着。 <laughs> 没，您说您说。忧国忧民呐。 <laughs> 就是，真是。其中一个呀，就是延续性。 英国人最爱说延续性，就是你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啊，历朝历代的这国王啊、国王的亲戚啊、什么什么的坟全在这儿。我听他那个有那个中文解说呀，这说的不错。他说啊，我们英国就是在这样在永远不变当中，我们又能与时俱进。嗯嗯，我就想啊，他这个国家呀，一直是谈判。你比如说最早的宪章，大宪章，大宪章。 那时候国王，那个时候英国国王也很暴虐啊，嗯，随便约翰王，没错，很暴，想掠夺谁就掠夺谁啊，对吧？对。到后来也是逼得没辙了，贵族不干，外国人打进来了，需要贵族帮他打仗，了，贵族说不行，咱这事儿得说说，你给我们签合约，以后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，不能你想的夺你就夺。 你签了，我们帮你去打，而且敌人打跑。对，其实美国后来那个不无代表权、不不纳税，就是从这大宪章那儿来的。里面来的。对，他贵族就是说，呃，你还不能随便征我们的税。如果你要是违反这个宪章，我们还可以把你的城堡夺过来。对。但是他这个都是有很有分寸的，我觉得他。他说到这儿了吧？我们都可以叫你情报，但是不得伤害国王的人身。 没错，他真的就就有这个。实际上呢，他在武力胁迫之后，这个大宪章的故事也很有名。就是说，那么有名的八百年前就签到这么这么好的一个合约，其实一转身，那个约翰王就把它撕毁了。对，撕毁了之后，可是他后后来就无数次的不断的又把基本的条款重新发布。没错，嗯，一次一次的发。 他这个国家就很有意思，发布了很多代、很多次以后，就变成了真正真的东西了。习惯法，习惯法，它它是唯一的可能一个没有成文法的吧？国家没有，到现在好像没有英国宪法。是但是肯定是最早的，然后也是最有名的一个案例。就英国是没有宪法的嘛？你知道没有，到现在没有宪法，大宪有宪法不不不，是不是，他没有宪法，没有任何国家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宪法，美国有宪法，法国有宪法，他没有宪法啊？日本人他是没宪法的。 它就是叫习惯法，它是怎么样？它比如说法院判案，比如说追溯到最高，通常就说你这个法律有没有违宪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他们比如说议会定一个议案，那这个东西如果说你立法的话，那那我们别的国家会考虑你有没有违宪嘛？那他们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因为他没宪法，他就考虑有没有违反我们传统以来习惯累积成的这个法律。这个就是判案，所以你看。 就叫延续性，没错。它呀，任何东西啊都是流传有序。你像我去苏格兰爱丁堡，当年苏格兰王的这个皇宫城堡里，它有一块石头，嗯，它这块石头啊是苏格兰王的这个权力的一个一个奠基石，嗯嗯，就是说你要加冕你为王，这块石头必须放在椅子底下下头，对。包括现在没有苏格兰王了吧？嗯，那你英王英格兰王如果加冕的话。 这块石头必须千里迢迢从苏格兰拿来搬到那边去，放在你这个底下。因为英国女王她不叫她不是不只是英格兰女王，她叫联合王国的女王。联合王国，所以你就看到一点，我还看到一个照片，就英国现在的女王在好像在议议议会里啊。嗯。你要办一个什么仪式啊？她有一套家伙事儿啊，叫苏格兰之光，包括一个皇冠，一个权杖，一些个珠宝什么的，都也也一个。 穿裙子的苏格兰裙子的这男的捧着出来，嗯，这代表什么呢？人虽然不在了，苏格兰王都没了，嗯，可是呢，人不在，这个政务在，对对吧？英格兰女王永远是就是咱们是你你你你这个王啊，物在如人在，嗯，你这个权力谱系啊，嗯，所以我就说啊，那跟咱们这人王政心是正好，你你想，我就说英国像打牌啊，嗯，中国历史啊是打麻将。 你发现没有？中国人最喜欢推倒重来。其实你想想，推倒重来，咱们历史上，你比如从秦始皇这焚书坑儒，以前的都不算，这切咔嚓给都。其实就是不光是说咱们说近代什么民国，你细查中国古代史啊，我现在感觉到没有太多证据说明啊，中国人是多么喜欢保留古代文化，或者传承。传中文其实不喜欢，中文其实孙悟空，知道吗？动不动就。 大闹天宫，咱那那那那，都烧，都烧了。而且就是他中国的这个农民起义的暴烈，在欧洲历史上是找不出来的。嗯，就。 有布，所以有布衣天子啊！你不前天还是一个农民呢，社会一乱，你揭竿而起了，可能后天你就当家了。然后就从你这儿开始了，就流姓了。前面还是别的姓，哎，今天流姓了，再再下一个还能这么来，而且都是讲咱们正好又是建筑又是木结构，都讲究要除除旧布新，一把火把前代的说，在中国搞古建筑特别难。你说的对，你说的特别对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人家外国的这城堡，石头盖的。 它千年都可以留存，我们那个那那你你你就是好像就是一个挺容易朽的一个地方，而且很奇怪的一点就是刚才张建讲那个，就你看英国是今天仍然在欧洲几个就是呃有王室的国家之一，因此也有贵族啊，嗯，他很少说是忽然有一个平民百姓起来说当王了。 嗯，他当王的那几个历朝的那几个王室，包括电视剧大家看的特火的那个都铎啊那些，对，他都是过去原来就有的家族，都是贵族。到了他这一代，他当王，然后他们衰落了，轮到另外，但原来这个衰落下去，不是说把你全家杀光了，对，他其实还在，到今天都还在。就是他政治斗争啊，也是很残酷的，对，但是呢，流传有序，不使中断。 我就发现这一点呢，下来之后啊，为什么就说说英国人就说重契约、守合约？你看啊，一个在这种历史脉络下下来的这个人呢，他比较容易相信说话要算数，因为昨天的都算的，对吗？对，你你像动不动你就推倒胡、推倒重来的呢，对，容易耍赖，你发现吗？容易耍赖。而且还有一点，因为他们讲习惯、讲传统啊，讲习惯、讲传统就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家事，嗯，他家传统上讲信用。 哎，这所谓家族荣誉感，对，就是有时候变得很重要。他特别强调我做的事儿不能丢了我们家的荣誉。由于要讲习惯、讲契约、讲传统，接着下来要讲的就是荣誉，所以 honor 一直是他们很重要的东西嘛。而且你就看他这个，嗯，这个呃，什么东西都攒着。哎呦，我就发现呢，你去了他那儿之后啊，你就觉得当年的这这个不列颠什么大英帝国呀，我天哪，那看上去让我们觉得是丧权辱国呀，就是。 那个军刀啊，来自各个民族、各个国家、各个地区的军刀，一直摆到天顶上挂的。然后你知道，我随便，比如到温莎堡一瞧，非洲某王国的黄金的王冠。 泰国的王冠，他们印度的王冠，这么多国家的皇冠全给他掳来了。 <laughs> 印度的到今天最大的一颗宝石还在他们那儿呢。对，印度之就是镇宝。对，他，但是他又是真是经验主义和保守主义，加上自由主义可能发扬光。他很奇怪，他这其实里面有一种很实用的精神。嗯，你发现没？就他，他不像德国这个民族喜欢构造一个宏大体系。对，你说出这种大。 理论家的哈，什么黑格尔、马克思，这都是德国人的事儿。对。嗯。啊，然后很有很浪漫的那种音乐也好，文学也好。英国人就好好像很现实。对。他最大的思想家好像都是一些文章啊，集子，像什么洛克啊。也有例外 David Hume，但是都是相信现实，都是相信经验。相信经验。对。那么，而且我觉得他们最有趣。我常常形容英国有两个极端的性格是可以解释在一起，一个就是非常的宽容。嗯。一个是非常的保守。 嗯，这本来是好像不能够放一块，但是其实是可以的。为什么？你比如说像马克思，我们是德国人啊，要跑到英国去写《资本论》，为什么？德国通缉他，对， <laughs> 他待不下，是不是？他干嘛跑到英国去？只有英当时欧洲只有英国容得下他。是，但是问题是英国这么开放，那为什么英国共产党从来搞不起来呢？这就因为他保守，不爱搞那种这种革命。那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觉得有一个理由，就是英国是这样。 他那个保守就保守在什么地方？对于一切发生的事情，他不轻易下判断、决定这个是好，这个是错。他不轻易下判断，想清楚、看清楚再说。嗯。于是这时候你来个什么新东西，很刺激，新东西，本来很大胆，但是呢，他也容纳你。为什么？他说我还不敢判断你这套玩意到底怎么样，先放着我们看看。嗯嗯嗯。那这时候他就宽容了。 对，他是这样的，而且他不太相信能建立一个地上天国这种完美的秩序。他总是我觉得像你要看美国人会相信，美国人有这种乌托邦的，就是他他他觉得他是很独特的一个一个使命，对他新兴国家。但是美国人我觉得还是继承了英国的很多这种实用主义传统，就是说我们像刚才说这个美国革命，其实不太像被这个法国大革命那么重视，对，其实就是发生在法国大革命。 之前，他那个东西拿下来的精神，我觉得还是从英国来的。当然，而而后来一发生法国大革命，马上这个英国法国浪漫了，就是啊那不，但是这个浪漫就 <laughs> 容易建设一个英国低调建设一个理念设计出来的一个天国嘛。对，然后为了这个天国，你可以不择手段，最后导致非常暴力的来杀那些对，嗯，挡在路上的障碍。 就流血嘛，所以法国大革命那么，你说英国那个光荣革命那么重要的一次革命，嗯，其实你现在想想很妥协的，就是咱们谈判一下，从国外接过来一个，呃呃，把这夫妇俩接过来，有一个继任人，然后你们签这个合约不签，签就行了，就就搞定了，搞定了以后就一一一点血没流啊，然后就是这个除了克，就是克伦威尔杀的，所以克伦威尔其实在英国历史上形象不好的。 所以呢，他们会谈判， <laughs> 他们会谈判。哎，咱们再看看照片啊，看看这个风光啊。英国呀，这这是这个就是大街景了啊。我们再看都是老房子。 都是到处都是，这是伦敦，呃，这是伦敦，这是伦敦的老房子。看下面，这是你吗？这是田园风光啊！ <laughs> 这不是你吗？这不是我。 <laughs> 落魄公子，你可能跑到英国还变人种都变了。 <laughs> 我的天呐，涛哥不能这样上节你不是，你看背景，你看背景。 <laughs> 就是啊，在这个田园风光，为什么说出了伦敦半个小时啊？嗯，都是田园风光。对，这一点呢，你说是工业革命，你再看下边。对。哎呦，你说。对。我能见到这样的秋天，这这个这是在电影里边见到的，是吧？嗯。哎，你再看下边。松鼠，哎呦，哎呦，这松鼠都不怕人，这在外外国咱就这我们有，我们常见了，是吧？对对对，还有吗？嗯嗯。哎，这个我给你讲讲，挺好玩的啊。 这是在威斯敏斯的教堂啊，我这次碰见一个日子，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号，他的十一点钟啊，你再看下边啊，你再看下边，呃，你看，这是很多小牌啊，这是他们的一个纪念日，一个节，纪念什么呢？在战争中，对不对？啊。 在战争中死去的人，然后呢，到了对，所以个标志嘛，为了我的叔叔啊，他们在那个教堂草地上插很多小牌儿，人人胸前戴这种小红花，小红花。哎，然后呢，到那天，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号十一点，你再看下边，嗯，你看街上的人们就都停住了，默默哀。 默哀一分钟，那些为战争死死去的人。默哀一分钟。对，我一想啊，那天中国正是光棍节。没错，我们都在慨叹这个 <laughs> 男人找不到老婆的节日——光棍节，光棍节。 <laughs> 后来呢？哪儿？对，他们这英国，英国在默哀。英国朋友还特意告诉我说 <laughs> 就说我们这个节啊，就是纪念的不是哪一党哪一派的这个牺牲者，纪念的呢是英国所有战争当中的。 这个牺牲了的人，甚至是包括全世界的，不管哪哪哪哪哪哪个派的哪个国的，就是在战争当中战死的牺牲的人，我们都纪念，都是文明价值观嘛，是吧？这是是是是。不过再说回来，我觉得英国还有个很好玩的东西啊，像你们刚刚讲他的那种尊重传统、保守、经验、现实，因此你就能够看到这个国家有些东西是他强项。 因为他保持传统了，所以他案例特别多吧。他比如说审判啊什么都是，就是跟习惯的，是他不是明确看法条法规，他是看以前上一次怎么判，他怎么判讲习惯。那于是呢，他的很多的管理，这个国家的管理啊，也是靠习惯，也是靠经验，靠案例。因此他几个东西特别牛，一个是外交。 英国很多人在看，但他今天的外交官不行了。他过去那个外交官啊，他是有传统的。嗯，他传统训练外交人才的方法，就是让你看我们过去几百年来怎么搞的。所以大家说英国人老奸巨猾，尤其外交上，什么为了国家利益出卖人家、背信弃义，这时候他背信弃义是最拿手的。嗯嗯。但是全都是有案可循的。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从外交衍生出来去搞间谍。 对，英国的间谍， <laughs> 对，就是这是有传统的，而且他甚至是连间谍出身写小说都成传统。嗯，对，你你 James Bond 那个小说作者他是个间谍吧？嗯，然后他就是个特务嘛。那么到了现在，前几年这这两年有个畅销书，我还想介绍是什么？他的上一任的 MI C 就军情六处处长退休了。 依据他们光荣传统，也改行写侦探小、 <laughs> 间谍小说。不， <laughs> 我，对，对，都都这样。没错，而我就真的，我就发现呢，这个国家，我的感觉啊，骨子里挺硬的，嗯，不是善茬，你知道吗？不，不是像美国人那么傻傻傻乎乎的。我觉得啊，他是当然非常好啊， <laughs> 这这不是善茬。哇，们更没老奸巨猾，老牌帝国主义是的，真的，真的是。 当然是吃的不好，英英国著名的。哎呦，我第一次到伦敦，记得那第一顿早餐在酒店里，那阴雨，你知道它那个冷是从骨头里往外冷，它特别潮，然后端上来一杯早餐，不是黑血布丁。 <laughs> 一大盘是炸的油炸的西红柿，对对对油炸的土豆，油炸的香肠，完全是汪着一盘。那是英国最好吃的东西。但是我你你看到这样天气就明白他要吃这样的饭，对，这才能御寒，就冷到这份儿，你必须有大量的油。我我听过两个解释，一个特别好玩，是我们的朋友这个画家徐磊，嗯，他说啊，他说英国不出好画家。 也就出了一个什么透纳、特特纳那个风景画。现在刚死那个也很厉害。呃，但是不像法国那样，他不大出画家。他说啊，不出好画家的地方，一般不会出美食。 <laughs> 一个观察，还有一个解释就是说，英国人呐，他的这种所谓低调啊，或者说是冷幽默，偏于什么呢？他你要饭店的饭不好吃啊，他不抱怨。 对对对，他不会给你报，他宁愿回家发牢骚。以后悄没声的，饭馆老板也不知道怎么就不到我这儿来吃来了，就不来了。但你看，像中国人，咱们最爱说的就是说这这饭不好吃。老板谁呀？叫了。英文里边他就是叫紧的上嘴唇嘛，叫什么呃太什么 up up p 对，就是他他会忍着。 他会很那个，就是很坚毅啊！你可以说得好，他可以忍辱负重，或者他可以很沉毅。但是，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一个民族。你想，这么小一个岛国，曾经大英帝国就殖民了多少？嗯，到了一个地方，他不会像，就是说，你说这大美国人多到那儿，他什么都管，有时候越管越越越还招怨。他是分而治之，你说起来也很阴险。 你看他到东印度公司到了，到了印度，坏透了，让他们当地人互相整、互相打，你们自己打吧。殖民地啊，你不是说回来说说说他们殖民地为什么管得好啊？嗯，他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机制。比如说他在管香港的时候，那个港督，他每一天的他的工作个案汇报去伦敦，然后发到全球殖民地，然后一个东非的总督看到哦，你们香港那这么管我也来学学。 它能够在一年之间，全球各地的经验互相交流，所以它往往让人又爱又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，跨国大企业都有这种复杂的心情。哎呀，又崇拜他，又恨他，老牌帝国呀。